其实啊，这个希特勒一开始并不想打英国啊，他在这个1940年5月到7月，始终呢没有敦促德国总参谋部制定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而是致力于诱降英国啊，在这个6月、7月间多次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提出这个和平建议，甚至派一堆网红天天对着英国直播，是吧？并且呢，通过这个梵蒂冈教皇和瑞典国王。 跟英国接触啊，提出以瓜分法国、荷兰殖民地的条件，试探跟英国媾和的可能性，还派出密使啊到这个西班牙接洽英国的前国王，就是这个温莎公爵啊，也就是那个原来的爱德华八世啊，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个啊，跟他接洽啊，说呢，嗯，我愿意让你重登王位，建立一个亲德的政府啊，好达成停战协议。 以便集中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不过，英国首相丘吉尔是铁了心跟德国死磕到底了。希特勒因此制定了登陆英国作战的海狮计划，但是他内心呢也并不认为有在英国登陆的必要。他自己分析说：“啊，说如果我们击溃英国，整个大英帝国就将崩溃，但是德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为了击溃英国。” 德国人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坐收渔利的将是日本、美国这些国家，是吧？他们就把英英国海上海外殖民地就瓜分了，德国也也也没法那个去占这些殖民地。德军军界上层也对这个入侵英国心存疑虑，隆德斯泰特元帅认为这个计划无非是在政治上虚张声势，所以德国要想使英国屈服，只能依靠空军。 英国要想保住领空，也得靠空军啊！这是这个一场飞机的较量。为了加速飞机生产，丘吉尔让自己的哥们儿，呃，福布鲁克勋爵担任飞机生产部长啊。这个福布鲁克勋爵啊在给丘吉尔的报告当中说：“我想提醒您，您的政府开始工作的时候，英国只有四十五架飞机。” 这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在战前实施的防卫收缩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批评者，所以后来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就对丘吉尔说：“应该惩罚那些前政府领导人。”但是丘吉尔回答呢说：“除了敌人，我们目前不想惩罚任何人。其实想惩罚也没空了，不列颠空战来了。” 传说中的英日啊攻击，在一九四零年的八月十三号这一天到八月二十三号是不列颠空战第一阶段。德军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想消灭英国空军主力。由于这个德军飞机航程有限，攻击主要集中在英国南部，企图尽可能在南部战斗当中消耗英军力量，为以后攻击中部地区创造条件。 德国除了用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突击英军机场之外，还用战斗机组成游猎群，专门寻找英军战斗机空战。八月十三号这一天，德军投入战斗机一千四百八十五架，白天突袭英国南部七个机场，晚上攻击英军的飞机制造厂。英军呢出动了七百二十七架次迎战，波特兰和南安普敦的空战尤为激烈。 德军有四十七架飞机被击落，八十多架被击伤。英国损失了十二架飓风和一架喷火，机场遭受的损失微不足道。战斗到了八月十五号，因为天气恶劣，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召集各航空队司令举行军事会议。不料天空突然放晴了，当家人都去开会去了啊！结果呢，负责留守空军指挥部的最高级别的军官、第二航空队参谋长保罗·戴希曼上校。 果断下令出击，没成想这一天成为不列颠战役当中德军出击规模最大的一天。第二、第三航空队几乎是倾巢出动，第五航空队也派出飞机参战。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空击，展开攻击。北面的第五航空队以为英军在东北地区防御比较空虚，加上受航程限制，只派了三十四架梅塞施密特。 幺幺零战斗机掩护六十三架亨克尔幺幺幺和五十架容克八八，不料呢，遭到了英军第十三大队七个中队一共八十四架战斗机的迎头痛击。德国战斗机空中指挥第七十六战斗集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还来不及调整飞行状态就被击落。这支在德国空军享有盛名的精锐部队，由于梅塞施米特幺幺零战斗机笨重，数量又少。 在英机打击下损失惨重，战损率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从此，第五航空队再也没有参加不列颠之战。在英格兰南部的激战当中，德军投入了九百七十五架战斗机和六百二十二架轰炸机，发动了四个波次空袭，猛烈轰炸了英军五个机场、四个飞机制造厂。英军先后投入二十二个战斗机中队，全力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当天。 德军出动两千架次，被击落七十五架；英军出动九百四十七架次，空战损失三十四架，还有二十一架轰炸机在地面被击毁。马特尔夏姆和林尼机场遭到较大破坏。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开始以来最惨烈的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从双方的损失比例来看，德军光凭数量优势是难以消灭英国空军的。到了八月十九号以后，由于天气原因，空战暂停了五天。不列颠之战第一阶段结束，德国三百六十七架战机被击落，英军损失一百八十三架，有十二个机场和七个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六个雷达站一度失去作用，一个指挥中心被炸，一座弹药库和十座储油库被炸毁。 不过，由于德军选择目标不集中，分散兵力，降低了突击效果，加上英军顽强抵抗，德军没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从八月二十四号到九月六号，不列颠之战进入关键的第二阶段。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命令对英军第十一大队主要基地和英国南部飞机制造厂进行大规模空袭。 两周时间里，德军每天出动飞机在一千架次以上，其中八月三十号和八月三十一号两天达到了日军一千六百架次，轰炸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空战连着空战。在这决定性阶段，英军飞行员由于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要出动几次，非常疲惫。从空战爆发。 英军阵亡了一百零三名飞行员，一百二十八人重伤，伤亡总数占全部飞行员四分之一。英国空军开始出现人员紧缺的困境，尤其是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连一些年仅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算老手了。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战斗机司令部司令道丁依然没有动用保留在北部纵深地区的二百八十架飞机。 他这种战略受到了前线艰苦奋战将士的谴责和后方待命将士的抱怨。尽管如此，英军依然在顽强苦战。有些飞行员一天出动几次，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甚至九月六号，英军出动架次竟然超过了德军。地勤人员夜以继日维护保养、抢修受伤飞机，体力精力达到极限，很多在工作中晕倒。两周当中。 英军有二百九十五架飞机被击落，一百七十一架被重创。同一时期生产出的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二百六十九架，英国空军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英国南部最重要的五个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英国空军的指挥中枢——地下扇形指挥中心，跟飞行员之间的通话还被德国通过无线电给截获了、监听了。 从此，德军全力攻击指挥中心。南部地区和伦敦附近的七个指挥中心有六个被摧毁，整个英国空军指挥通信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这么打下去，英国空军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量，而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逐步发挥出来。 两周时间，德军损失了二百一十四架战斗机和一百三十八架轰炸机，但还有足够的力量持续发动攻击。可就在这个英国空军即将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候，德军改变了战术，不再攻击英军的机场和指挥中心了，转而对伦敦实行大规模空袭。为什么呢？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 八月二十四号，十二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飞临伦敦，把炸弹扔到了市中心。八月二十五号，根据丘吉尔的指示，英国空军出动八十一架轰炸机空袭柏林。这是英国人的报复，你怎么能炸我首都呢？啊，所以我也炸你柏林。德国人是绝对没有想到英国人竟然能空袭柏林。当时的这个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在开战之初牛逼就吹出去了。 跟这个所有德国人讲，你们放心，不会有一颗炸弹扔到鲁尔，鲁尔就是法德边界啊。他说不会有一颗炸弹能扔到鲁尔，如果有一颗炸弹扔过来，我就不叫赫尔曼·戈林，你们叫我什么都行，赫尔曼猪、赫尔曼狗、赫尔曼大蜥蜴，你叫我什么都行。结果这回英国空军八十一架轰炸机大摇大摆进入了德国，德国人还以为是自家的飞机呢。 是吧？以为是自家的飞机，还问人家：“哎，你们去哪儿啊？”是吧？这英国人也实在，我们去柏林。哎，走错了。哎，我告诉你啊，帮你导航啊，前面路口右转，是吧？还还帮人导航，所以英国空军就飞到了柏林上空。一看底下，我靠，都没有实行灯火管制，是吧？菩提树下大街亮如白昼。那您这这不用指示目标，哐哐哐就炸吧。炸完了，最先赶到现场的不是德国的防空部队。 而是煤气公司，因为他们以为是哪儿的煤气罐炸了，啊，煤气管道爆了，是吧？怎么可能轮柏林挨炸？不可能，煤气公司先来了，查，那路线都查，没问题呀，是吧？正常使用，这怎么回事啊？啊，消防员一扑火，这个时候德国人才想起来，我操，是不是德英国人空袭呀？探照灯才打开的找人呢，人早飞回英国了，是吧？而且这个，你说这次空袭造成了多大的物质损失？可能微乎其微，心理上极大的震撼了德国。 柏林老脸没地儿搁了，本来面子就大，本来就这么大是吧？这没地儿搁了，我靠，我我我我得改叫赫尔曼大蜥蜴了，你这哪成啊？这玩意儿是吧？而且英国人得理不让人，八月二十八号和三十一号夜间又两次空袭柏林，让柏林市民也真切的体会到了战争的滋味。这下希特勒也怒了，元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叫嚣要彻底毁灭伦敦。 所以，九月三号，格林召开参谋长会议，决定从九月七号起攻击重点转为伦敦。九月七号起，一连七天，德军对伦敦不分昼夜实施大规模空袭，伦敦蒙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但是，英国空军得到了至为宝贵的喘息机会，迅速恢复战斗力。此外，英国空军指挥序列有了变动，道丁和英国第十一大队大队长派克。 主张以中队为单位的小编队逐次投入战斗，而十二大队大队长马洛里主张以三到七个中队组成大编队迎战。实战当中，小编队作战使英军损失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英国空军肯定了大编队作战。以空军副参谋长斯坦莫尔上将接替了道丁，第十二大队大队长马洛里接替派克，分别担任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和第十一大队大队长。 到了九月十五号，经过八天调整补充，英国空军先后出动十九个中队，三百多架战斗机，迎战前往伦敦的德军二百架轰炸机和六百架战斗机组成的大机群。激烈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在英军的英勇抗击下，很多德机漫无目的投下炸弹，匆匆返航。全天五十六架德机被击落，其中三十四架轰炸机。 还有十二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负伤坠毁，还有八十架带着满身的弹痕着陆。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二十架飓风，六架喷火，还有七架伤重报废。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德国空军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掌握英国南部的制空权，不能在白天为所欲为了。英国空军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很强大。 丘吉尔首相亲临第十一大队指挥中心督战，他把这一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战后，英国把九月十五号定为不列颠空战日。接着，不列颠空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空袭的目的不再是消灭英国空军，而是对英国工业城市进行空袭，削弱英国的军事力量，并且制造出进攻英国的假象。 一方面牵制英军大量海陆空军于本土，另一方面掩护为进攻苏联进行的准备。其中最典型的战斗，十一月十四日夜间，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行动，空袭目标是英国航空基地考文垂。尤其悲壮的是，英军通过破译德军的最高机密——埃尼格玛密码机，事先已经掌握了德军的空袭计划。 但是为了不让德军察觉到密码被破译，所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一切照常，既不增加考文垂的防空力量，也不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平民。当晚，德军共出动四百四十九架轰炸机，而且轰炸的非常准确，有三百九十四吨爆破弹和五十六吨燃烧弹落在考文垂市中心。德军还投下了一百二十七枚岩石炸弹，破坏英国人的救援行动。 考文垂五万多栋建筑被炸毁，死了五百五十四个人，重伤八百六十四个人，十二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英国飞机减产百分之二十。考文垂地区的水电供应中断三十五天才恢复。后来英国人缓过劲儿来，为报考文垂一箭之仇，联合美国轰炸了德国的德累斯顿。 战后两国相逢一笑泯恩仇，考文垂还和这个德累斯顿呐结成了友好城市。到今天啊，英国的这个俚语里边还有这么一句话啊 s e n t somebody to c o v e r i n g 那就是呃送某人去考文垂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别告诉丫子，让丫送死去啊！就这意思啊，因为你知道要轰炸这个地儿，但是你。 没做设防啊，所以考文垂人不就是白送死吗？就这么个意思。单从军事角度看，这次空袭非常成功，具备了战略轰炸的典型特征，被很多军事家誉为战略轰炸的雏形。但这个呢，已经是强弩之末。由于德军无法完成夺取制空权的计划，登陆英国、迫使英国投降或者合作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 德国空军损失超过两千名空勤人员和将近两千架飞机，虽然不至于影响整体实力，但对于资源有限的德国来说，这些损失在对苏开战之前无法完全恢复。同时，在心理上，英国暂时挡下了德国进攻的锐气，也打破了德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全胜的战绩，让英国的士气得以在欧洲大陆连番挫败之后有了稍微恢复的机会。 不列颠空战实际上是二战中德国第一个没能达成战略目标的战役。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战斗保住了欧洲最后的自由的种子。丘吉尔首相在战后深情的讲啊，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